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：你七年前生病后逃离上海，如今带着自己的新书逃离回到上海做宣传，是否多少有些感慨？我当年就特别有感触。 七年前生病，我首先要逃出医院。要知道，当时我住的是中国肺科最好的医院。然后，我要逃离上海。那时候你好像刚结婚。我结婚一个月后就查出得了大家都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病。当时我的想法是和老婆离婚，不想耽误她。她怎么想？她说她没觉得这是多大的事儿，病了就病了，死了就死了，这都是命。你想那么多干嘛？ 在上海，你的一切都很稳定，做出逃离上海的决定也不容易吧？在上海，我有大房子，有车，有社会地位，但对我来说，逃出医院才是最艰难的，因为我选择了自我治疗。上海这座城市曾经给你什么美好的记忆吗？上海带给我的记忆一直很美好，我的不适应还是在生活上、语言上，包括生病这件事儿。我之所以选择离开。 主要是对于我生病地的水，我再也不想喝了，因为我只信水，所以想找到好的水、干净的水。我在《逃离》一书中反复地说，生命是以水为基础的，生病是生命的一部分。我决定用换水的方式来解决病的问题。那时，医院的肺科主任对我说：“马老师，什么事情都没有耽误治疗的事情大。” 这位医生说的入情入理，但我跟他们说，我自己的命，我做一回主。你在山里过上了世外桃源的生活，你觉得逃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？不久前我才有了网络，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免遭外界干扰。对于都市生活的负面影响，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，比如都市病，大家越来越觉得。 都市生活对人性本身是一种禁锢，在大山里则不同，可以让我在寂静中沉下心来思索。一个人独居，就会有特别多的想法。我每天的生活是简单的，在这个简单里，你很容易进入一种抽象思维的状态，很容易变得哲学化。六七年前发生了什么事？ 七，对男的来说，最艰难的是什么？八，男的为什么选择离开上海？ 九，男的认为远离都市的生活有什么好处？十，关于男的，下列哪项正确？